闲言碎语不要讲。紧接着武松闹饥荒。这一天，施恩陪武松正在酒店里坐，有个小停车送进来大红帖一张。二哥，啊，张督监请你到衙门去赏光。武松说：“哪个张督监呢？哎，孟州府兵马督监张孟芳 武松说：“俺俩没交情啊！是啊，我这个心里也闷得慌。一小弟之间不去好。哎，兄弟，你这个说话不在行，人家来请咱不去，人情世故不周详，也是武松多喝几杯酒，性情刚直，差一点才有把命搭上。张祖建呐，和江中的岳父张良乃是同行的八兄弟。” 蒋门神立得快活地躲在张良的家中，爷俩想出了一条毒计，破费银子一万二千两，买通了张杜监，要害武松一死，报却此仇。所以张杜监才下请帖，先要把武松骗进府去，再一步一步让武松落入圈套。这个事儿谁能知道啊？武松说：“我得去。” 带路，施恩一把没拽住，好汉武松到了杜监衙门上了。当差的里边一报信儿，迎出来兵马杜监张孟芳。哦， <laughs> 这不是大虎的武英雄吗？有失远迎，快快请他待客堂。武松闻听就一愣，啊，他这个礼法不相当，兵马杜监官儿不小啊，为什么会把我让他待客堂？ 仔细看，他脸上皮笑肉不笑。心暗想：这小子别再没安好心肠。好汉请，呃，大人请，哎，好汉请。张督监前边来带路，转身到了待客堂。哎，好汉请坐。谢大人，来呀，外边有人，快伺候，快给好汉把茶倒上。张督监殷勤相待，真客气。倒叫武松反思量。 武松想，这官为人倒怪和气，莫非是真心高看俺武二郎？杜监大人，哎，好汉，请来俺武松有何吩咐？杜建说：“我请好汉看月亮。”看，武松一听这话可假了，俺在哪儿看不了月亮？非得上你这儿来看？难道说你这儿月亮是四方的？ 杜鹃说了啊，今天是八月中秋节，我请好汉饮酒浆，就为你景阳冈上打猛虎，留下了美名天下扬。今日里我是三生有幸，运气好啊，得会好汉武天刚只要能见见英雄的面就是我前三辈儿上了高香。武松越听越别扭，怎么老是给我灌米汤啊？ 人常说十个人做官九个人渣，我走了吧？别再中他的桂花枪！杜建大人，好汉，你就是想看看打虎的武老二， <laughs> 可不想见见你这个汉子吗？你今天看着武大个了 <laughs> 啊？我今天见着武二郎了。那好，俺告辞了。武松说罢就要走，张祖监急忙拽衣裳，心安想：你进府容易？ 屠夫就难了，待一会儿叫你见阎王。啊，吴张氏，你看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西方滚滚落太阳。你今天来到了我这里啊，不吃不喝不相当啊，呃，传出去显得我张某不好客。显得我为人不排场，吴英雄，赏个脸吧，咱二人花园赏月饮酒讲。 武松说：“你为官，我为民，怎么能坐在一处饮酒讲？哎，武英雄，你要再客气，那是我一心高攀攀不上了。来呀，摆酒摆酒，快摆酒！花园里快把那个酒摆上，闹得武松没法办了。心暗想这，哎哎，喝他几碗又何妨？二人来到了园子里，哗。 八月的桂花扑鼻香，两个人就把那个花厅上，张督监忙把那个酒满上啊，好汉，我这一杯酒敬好汉啊，我这个敬酒有名堂，敬的是你是好汉，拳脚好，拳打猛虎，手中王，英雄办的英雄事儿，你这个美名天下扬，呃，不敢当，哎呵，张督监满上了二杯酒。 呃，举杯来敬吴天刚，这二杯酒我敬好汉。呃，我这个敬酒有名堂，你替兄报仇，刀上人命不逃命，提着人头上公堂，英雄办的英雄事儿。你这个美名天下扬，谢大人。呵，张总监又满三杯酒，举杯来敬吴天刚，英雄啊！这三杯酒我敬好汉。呃，我这个敬酒有名堂。 好汉，你来到了孟州地，抱不平打得真漂亮。呃，讲义气，够朋友。为师恩夺回来，正酒坊本来嘛，蒋门神夺人酒馆就不对呀。呃，猪肉按不到羊身上，英雄般的英雄式。哎，你这个美名天下扬，大人夸奖。哎，喝吧。武松连喝三杯酒，不由得心里暗思量。 虽说俺武松酒量大，也架不住喝酒少在这灌美汤啊！张都监心一没摸透，喝的多了可不沾光啊！都监大人，武英雄。 武松不敢多喝了，小人这个酒量不怎么强，俺告辞了。张督监急忙来拦挡，冲着差役直嚷嚷：“英雄喝酒得用大碗呐，你们不该把这个小盅来摆上。喝到明年九月九，英雄也喝不到尽头上。不怪英雄要走，来换大碗。哎，是。武英雄别生气，他们不会把柴当。来来来，咱先补上三大碗。我有件大事要商量。” 武松本是个急脾气呀，咚咚咚，三碗一气喝了个光。什么事儿？ 我英雄杜监府眼下没教师，我请好汉你把教师当。我有两个儿子爱习武，家老员工都带上。你帮我一年回半载，我保举副督监差事让你当。现如今呐，副督监名叫于文德，这个人武艺出众，人太狂。这个差事让他干，就不如让你武二郎了。武松听罢就是一愣。 这个官儿倒是一片好心肠，可是俺不图荣华和富贵，不图蟒袍伴君王。再一说，官府的招牙一个好，这个教师不能当啊！督监大人，督监府本是藏龙卧虎地，这个教师不敢当。哎。 哎，吴英雄，你别谦让了，来呀，快给教师把酒满上。吴英雄再喝三碗酒，还有个事情要商量。呃，督监大人，教师之事，俺断不敢当。还有何事？哎，请喝了再讲。这时候，武松已有六分醉了，端起来，三碗酒一气儿又喝光。武松喝到八分醉，还有何事？ 张督监叫过来两个长裙的大姑娘，一个的名字叫玉兰，一个的名字叫金香。两个姑娘长得好，你说多漂亮多漂亮。俩姑娘先唱了一段赞乐曲儿，又唱段《剑歌问令唐明皇。张督监倒说：“别唱了，这段事儿，哎，叫人听了好心伤。来来来，都过来。” 陪着好汉饮酒讲，武英雄，你看这哪个姑娘好啊？啊，我当媒红你拜堂武松一听生了气，杜见大人，你这是干的哪一桩？俺告辞了。张足见进一步忙拦住，呃，吴英雄，你不愿意再商量啊？何必动气呀？来人，哟，快去把二位少爷叫到这儿，拜见教师，大呼英雄武二郎。哎，是。哎，大人。 俺武松不是说了吗？这个教师不敢当。哎，武英雄不必再客气，就算是给俺祖上增增光。哎，武松说：“大人，这话可说得重了。”是啊。 话说的中啊，蒋门神的银子也不轻啊。呃，正说着，就来了二位少公子。呵，俩小孩长得真算强，一半高，一个样的胖，一个模样是双棒。武松看了心里爱，这两个小孩真不让。两个小孩去跪倒，叫师爷跪体可安康。这，哈哈哈哈！耶，好汉武松一高兴啊，滋溜溜。 三大碗酒又喝光，可不好了！武松喝到了十成酒花亭上，眼看要醉到武二郎杜迁想：我有心叫人把他绑，不行，还没有把柄在手上，人也多，嘴也大，传扬出去不力量叭叭叭，再忍一忍，召集二星把他下来呀！武教师高兴喝多了。 快把他扶到待客堂。从今后，吴教师就在待客房里住，你们好生伺候。若有差错，要尔等狗命。是。简单说，到了下半夜，武松在床上睡得正香。 突然间惊醒吴老二，原来是就听见外边乱嚷嚷，又是喊又是叫，哎，有了贼啦，别让他跑了！嚯，都监府内翻了江，惊起来武松往外闯，打了个箭步上了又浪，这一下中了都监埋伏计了，扑通通一条滚木，奔到了好汉吴天罡，嗖嗖嗖窜过来几个棒小伙呀，拽开了绳子就捆上了，又听见咚。 唐无香，哇！张祖监立史升了堂但武松，不怪你是个充军犯，天生的贼干贼肥、贼心肠。我张武对你那么好啊，你不该偷到我头上。哎，武松就说：“那错了，你把我当贼，真冤枉。”这，哈哈，什么冤枉？兄弟们，在搜过待客堂了吗？哎，搜过了。 有赃无赃？哎，有什么赃？哎，有金银，有珠宝，呃，翡翠玛瑙一大箱。武松啊，你听见了吧？你找了吧？别嗷嗷叫着喊冤枉！这……哦，武松这才全明白了，我中了他的桂花枪。哦，武二郎把钢牙咬得嘎巴巴响。 恨不能崩开铁锁砸公堂，张孟芳，你把二爷诓进府，诚心害我这么一场，你只要给我留口气，张孟芳，小管教你狗命活不长！啊！张孟芳差点气过去，给我打打打，打不死他再过堂。眼看着武松要挨打，哎，惊动了杜监府师爷，本姓黄，黄师爷手黑心也掉啊！ 这条计，张梦芳曾和他商量。黄师爷紧走几步往上凑，爬到了杜建二道上。张大人，把他栽赃拿住就算完了，呃，别为此事坏名望。杜建夫不能定他的罪，就把他送交府衙孙正堂，真赃实犯俱刀在。 总得有罪名定身上，要判那武松蹲监牢，叫江中去把银钱多花上。老头儿狱卒打点好，定叫他死在那间房。要判他从军得七见呀，叫江中派人藏在半路上，让他把劫差买通了，也准能害他一命亡。这就叫杀人不沾两手血，也能给江中报冤枉啊！你说漂亮不漂亮？张都监连说好主意，来呀！ 就把武松押送到府衙去过堂。黄师爷，还得劳你陪着去了。呃，办妥了，回来赏银五十两。哎，是了，嗷的一声来到了，到了知府衙门上，就听见咚咚的堂鼓响。孙大人立时上了堂，来呀，带武松！大老爷喊声带武松，好汉武松上了堂，大人吩咐送了吧。 抬起头来一打量，嗯，个儿不小。来，武松，见了本州为何不跪呀？武松说：“跪着不如站着强。”这他多明白呀！哎，老爷说武松胆儿不小，胆子不大有冤枉。什么冤枉？从实将来，张孟芳把我诓进府，他给我武松栽了赃。哦，张都监与你有仇？无仇有恨。 无痕是啊，那他为何要栽赃于你？小人不知，望大人明鉴。好，来呀，督监府差人来回话。 大堂上，你把事情讲。黄师爷近前施下礼，孙大人听我把话回上。张督监他爱武松是好汉，请他府中把教适当。张大人对他那么样的好啊，呃，没想到他是贼人，不该贼心肠。半夜三更，朝墙进了库房院儿，呃，砸门破锁，偷的赃。 这小子还要往下讲啊！气坏了好汉武二郎，周松左手掐住他的脖梗，右手托住他的胸膛，抓将起来，一使劲，你下去吧！黄师爷日的一声下了堂喽，摔了个鼻青脸也肿啊！嗷了嗷了，叫了娘！啊，大老爷一见，冲冲怒。 武松，哎，你这个办事太张狂，当着本府我的个面儿，为什么动手把人伤？你这个胆儿也太大了！莫非小看本府？别忘了我有朝廷王法在，我给你个先打后过堂。武松说：“要打你就打吧，打死武松也冤枉。你打我几下不要紧呐，我有言在先，你听周详。大老爷，你要是清官。” 怎么样？你把此案细查访。我武松要是真做贼了，你打我个七天八后上。我武松要是有冤枉，你要打了我，怎么样啊？没说的，我把你胡子都薅光，把你这个长毛拔干净，我看你怎么着做大堂。哎，对，大胆放肆。哎，是啊，武松说的也在理儿。来呀，都监副师爷在上堂。 听着，谁也不准再无理！你们把口供快对上，哪一个再敢把他闹，一百大板加劲儿武松说：“我有冤枉，我先问，让这个小子说清了。我进院是你看见的，你在哪儿见我偷的脏说的有理，还罢了，要不然呢？我叫你小子活不长！讲讲。” 耶，黄师爷一听八大嘴儿，哦，他是给我过开了堂了。哎，我是姓吴的，呃，都监府是种地、植耕、守业的一大帮。看见你半夜三更进的府，呃，跳的是，呃，跳的是库房北院墙，对，哈哈哈！哎，你笑什么呀？我问你，看见我武松八院进，看见我武松跳的墙，为什么当时不动手，还让我偷了进库房啊？这个。 呃，是啊，呃，你是个惯贼，本事大呀！呃，蹿蹦跳跃多快当，前跑后追没赶上，才让你偷的进库房呀！这个小子不愧当师爷呀，掐死李剑嘴一张。武松越听越有气，干脆我把他摔死在大堂上吧！想到此，上前一伸手，抓起来举了个郭顶梁。黄师爷吓得没人声了，我要玩完了，正摔在大堂外沙子上喽，也该这师爷捡条命。 爬起来，一瘸一拐，点了枪跑了。孙大人心中明白了，哦，知道武松有冤枉，他爱武松是好汉，并不愿加害武天罡，就把武松发配恩州去。三日后启程去过堂。俩解差一个姓郑，叫郑改世。 念白了就是正该死，啊一个姓霍叫霍福昌，念白了叫霍不长这俩小子都被江中买通了，半路上要害好汉武二郎。